我手写我口呢个士大夫呢嗰个我呢，呢个都仲还可以接受。但系如果呢个我系流民，系农民，系一啲呢三教九流呢嘅恶恶恶霸，例如个红卫兵，红卫兵喺文化大革命嘅时候就将刘少奇咩走之派打倒在地，踏上一只脚，教他永世不得翻身。嗱，呢个系咪我手写我口呢？系，但系呢种系乜嘢？